锵锵三人行，今天咱们还是非常感谢啊，李成儒老师又从十三陵地下发出来，到了我们锵锵三人行的现场。哎，李老师，今天的问题实际是个房地产的问题，但是我觉得它是一个北京的样本，就是你为什么住在十三陵？ <laughs> 你可以讲讲一下游击队，对，你为什么住那儿去了？公主坟儿，非公主坟儿。 你看他从公主坟走 <laughs> 到十三陵。十三陵，飞墓穴。啊，呃，十三陵当然是朱明归宿了。啊，我为什么就要要在那边去？一个是城里的交通啊，拥挤。对。这个雾霾，这个这个各种尾气。城里雾霾，你十三陵就不雾霾。好好好很多呀。他说他说好点。城里边当二百七十八的时候，那边是一百一。嗯。再再往里走。 就是长陵那儿就五十八，那看来就还真是跟他的高楼林立啊，你这个你这空调的气啊，不不汽车的气啊，人呼吸的气，不完全，它混合在一起，它这个很厉害的啊。而且我特别想台风，知道吧？就每年台风一来特别好，台风以后的四天，北京一定好天气。 哦，那对，清新风就来了。嗯，所以现在我就觉得，就是我们的政府部门是不是考虑一下，就是这三十年来我们的防风带做的太多了。嗯，这防风带太多以后，他把风给堵了 <laughs> 啊！这你还不高兴了？不是，这这我是有待于探讨啊。不是，但是你有待探讨。反正现在我们小时候没有这么多霾，只只有有有沙尘暴。沙尘暴现在沙尘暴确实少了，对可是霾来了，是吧？是不是把那个哪个？ 这个七道防林防风林，防风林，他们说沙尘暴没了，就当年那么早就这个防风林产生作用了啊！能不能开条口子？好，那沙尘暴又来了。您喜欢哪个？沙尘暴小一点，雾 <laughs> 霾小一点，咱咱们中和一点。哦，我为什么要住十三陵？对，我因为做生意比较早，跟我做生意那帮呢，很早就去做房地产了。其实啊，他做过房地产，我没做过。他们本来想拉我去做房地产。 啊，我都没做过，因为我不敢贷用银行的款。我这人做生意从来没那么大魄力。八零年以前是吧？说谁家有几万元，那纯粹胡说，对不对？要不然你怎么有八几年的万元户之词？万元户那万元户这词儿就是从这个，就是今天的排行榜了。应该是从八三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之后是吧？他有这个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啊，万元户啊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的党曾经成功的分配过贫穷。 很平均，这话说的有意思啊！我们的党曾经成功的分配过，成功的，我认为是成功的。功的，哎，谁也别吹牛。对，一样穷。哎，四九年以前你们家万贯家财，公有制了，对，对吧？一样穷。哎，我们家就是例子嘛。所以到了八零年的时候，大家一样，这特别绝，嗯，这是史无前例的。对。那么到现在说他有上百个亿、几千个亿的房地产，他哪儿的钱？ 是啊，他一定是银行贷款，对呀。那么这银行贷款，他可能通过各种渠道和关系。所以我就记得我当年做生意的时候，在九二、九三、九四、九五的时候，曾经就有一个朋友跟我说：“哥，你知道吗？我每天早上起来漱口，他就联想到这个刷牙，因为他这时候可能是刚起来呀，需要清醒，漱口，漱口。这时候一边漱口一边想事儿，肯定是，然后，啊，喝温水一漱，哗一吐。” 我吐出来，我就当时脑子，我想，我我吐出了一两千万，我什么意思？就我欠银行利息，啊，就是他每天清晨第一件事，他想到的就是这件事，那可不，起来漱口，那就是说，这房地产到底有多大的利和有多大的益，他到底有多少钱？我觉得你不欠人债，嗯，我不欠人债。 老师也不欠人债。我现在欠银行的，我按揭，按揭算欠银行的吗？你还用按揭吗？当然了。呃，那你也比他们富有啊？怎么着？ <laughs> 你按揭才几几百万，人家几百个亿。嗯，你这叫什么？呀？对不对？所以我就把这个，他们这做房地产商的呀，而且我我的感受是什么？他们急功近利，我从不买他们的房，我不买，我曾经租过房。 我也曾经住过自家的房，嗯，我现在住自建的房，而且这个你看，我就观察了很多，凡是房地产业，你去他销售给你的时候，引狼入室。哎，你还说到这个“狼”字儿，你进来了没有？进来，关门打狗。你说的这个“狼”字儿，我还真有讲的。你知道中国这个公司啊，这很有意思。他们说这个是不是反映了现在房地产有点下行？ 就是现在卖房子啊，已经到了传销阶段。就是过去是怎么？过去是说这个，比如说呃，有一笔这个这个营销费用啊，百分之八十用来做广告，百分之二十去具体销售。现在啊，不做广告了，百分之八十的钱要紧盯人，主动上门找客户，就是盯着你要把这房子给卖出去。然后现在。 好多有一个是排名前十位的房地产公司啊，你这内部现在每天员工训训训训话，跟打了鸡血似的，就是说要求你啊，把你心中的狼性激发出来，要不卖一套，要不就滚蛋。现在哎，我觉得中国这公司从什么时候开始啊？到底是卖得动还是卖不动？你不是那怎么会房价老说涨？ 暴打电话，去年又涨了多少？今年现在你就你就完全知道你整天你那个手手机接电话，你这是怎么回事吗？大概就是租一个几十平方米的房子，好多人来了之后就打电话，打多少电话给你多少钱，然后也不知道哪来的这些个客户的联系信息，就是不停的打，不停的打，然后就是说你要，就是第一要坚持，第二要不要脸，第三要坚持不要脸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这不是我发明的，就是卖房子的经理。 <laughs> 现在中国好多办公室，你去过没有啊？我去看贴的那个标语啊，就是你有没有像狼一样？怎么这中国这个公司内部都要搞的就说要狼性，这是干什么呢？就全要这样。你知道，我甚至就会想起那个电影。因为疯了，因为每天漱口就是一两千万银行利息啊。咱们先去下广告，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。哎，徐老师最看房子最有经验。 上海人，我发现这看房子真是啊，没有啊，没有魄力啊，赚到一点点小的就停下来了，没有继续革命。你还想着赚呢？没有继续革命精神啊！回回现在回过想当初买房子的时候，那个卖楼的人也是像你们这样，就是追。对。但是现在回想起来，等于是他追着你把钱往你的口袋里塞，就是。 你连那个售楼的老板也是这样。二十年前吧。没有。或者十年前。大概十年前。大概十年前，就等于是仔细你要人要有一个马尔克斯的那种多年以后的观点的话，就非常可笑了。就是说他等于追在你后面求你，你收下我这个钱吧。只要这个房价像过去的二十年中国是这样这样在往上走的话，所有你买的房子都是合算的。 嗯，那么因此呢，一般的人像我们这种庸庸碌碌的人呢，就是你买到一个住了，你这个钱啊，我这个利息付得出了，够了就停下来了，然后就哎呀，将来实在不行这个房子卖掉，你就养养老就可以了。但是你要有生意眼光的人呢，他永远不停下来的，他还是用最大的限度，我你比方你有两百万的房子了，好，两百万卖掉，然后再去借钱，再去买三个。 三个一升，再去卖掉，再一往上，那很多人钱就是这样我你看我现在啊，这个你要有继续革命精神。对你也在北京哈，我就有一个问题一直不明白，我现在这个电话呀，反正呢，就是只要没有显示出人名，我就不会接，因为接了那那没就是卖房子的。可是我不明白的就是他们知不知道这没用呢？我为我为什么他们老打电话卖房子？你说假如你的房子要卖，难道你会因就跟他卖吗？ 你肯定自己就找个中介，他们这么打电话营销有，我觉得有什么用呢？打电话这我经常是不接，但有时候呢也实在是没带镜子也没看清啊，然后我就接了一下，对，一接他那就说，没错，然后我就回了一句，你学点好， <laughs> 是明智，就是其实推销不出去。 对呀，他们没有，就是一个电话你能办成什么事儿？对呀，我。现在还有很多，现在还有好多老外，我不知道是是，我不知道是真老外还是假老外。嗯，你好，我是 James Lee，我这我这，哎，开始 <laughs> 装的了啊？能不能占用你一点点时间？我觉得老外你会听。我去， <laughs> 看来你的事业是成功了。 怎你这个电话会才会列入人家的这个名单，他们是往成功人士打的，不是，不是，他是大海撒网啊，不是大海撒网。这就涉及到我经常是在大街上买一个五十块钱那卡，就我我我就这就涉及到一个公民个人私隐的问题，你是不知道是你小区的物业呢，还是房地产公司呢，还是谁？他把整个一个小区的这个住户的电话全都泄露出去，你公安局都不管这事儿，你那就是你哪有房？ 你那套房还卖不卖？还租不租？他们都清楚。他劝你叫什么名字？对啊，对啊。所以我觉得这个这个中间是有信息的，他不是大海撒网的。大海撒网？你觉得大海撒网？大海撒网？任何一个人？大海撒网没有针对，他根本不知道我觉得是有针对性。没有没有没有没有针对性，他们就暴打电话。你知道这种，他们说这个狼，你说我想起什么呢？就是小孩打枣，有枣没枣就来一竿子。对，你知道我想起这个。 这个电影就是那个那个那个马田斯斯高西西斯西西斯拍的那个《华尔街之狼》。你说这个《华尔街之狼》啊，我觉得不知道有没有人啊，他看出一个意思来。一般人都是说这个电影拍的都是那些荒淫的那些性游戏在干什么？他们以为呢是表现华尔街的这些人精神压力非常大，所以他们就需要发泄。其实他们把一件事儿看成了两件事儿。 我觉得我就看得明白，这个东西背后是什么啊？就是说，一个人要维持一个精神，把一个垃圾股票要卖出去，你知道吗？这就像你们演员一样，你首先要自我催眠，你要让你到达一种高亢的、无比自信的状态，就是那个最佳男主角的嘣嘣对对对，为什么这个电影里大量的有这个吸毒，这个可卡因？其实。 美国精神里头有一部分，我在一本书里看到是可卡因的精神。美国的一些律师，他为什么上庭啊，就雄辩滔滔？他就在法庭那个呃厕所的洗手间里啊，就是弄两袋这个可卡因进去之后啊，嗯，就是那种你为什么美国人都那么牛牛气哄哄啊？他他是种自信心。所以这个电影就表现呢，你把一个一分钱都不值的股票要卖给一个人。 其实你首先要把你自己给整成整成个疯子一样，就必须要有刘邦精神。我没有一万钱，我就说有一万钱。就像那演员，你要认假成真，你知道吧？你你当你演一个一个一个有说服力的人物的时候，你想想，他这个就像中国这个为什么这些房地产公司卖房子调动你的狼性啊？因为这个人呐，就得逼到这种程度了。照设一天我给你二十四小时打电话，你不接你骂我你打我，我就是给你打，我就是要卖给你。 而且我就是完全的把等于把身体里的这个潜能啊，全都激发出来，用来干这个。香港的精英啊，他好像也卖不动吧？ <laughs> 是卖，对对对，卖卖。香香港的精英啊，俊男美女啊，全集中在这个行业。你看平常香港一般没事，但是一个楼盘要卖的时候，就是一件盛事。你经过那些商场，就是青青年才俊啊，嗯，靓女啊，男的都是西装挺挺围着你。 拿了要要你去看楼，其实个希望是非常渺茫的，要你看楼等到买，这个成功率百分之一、百分之零点五都没有。可是敬业，我问他们，一个行业能够这么吸引这么多人，就是因为它有利润。他们做的好的时候，一个月四十多万的，哎是，也是他们做的好，你知道吗？其实房子应该是咱们居住空间是吧？怎么能怎么现在变成商品？投投资手段啊。 他投资手段，这有什么难理解？的我得试想，就是几十年前是不是这样？当然不是了。不是啊，为他怎么就变成商品了呢？而且这个这个利益链里边，到底谁获得最大的利益呢？你觉得呢？我我觉得开发商完了以后，不是，但是他那着急，其实啊，真正就是利益就在于无意中买房的，就像您说那个，不是，真正十年以后他又卖了，哎，真正获益的是政府卖地。 其次是呃发展商，当然也有涨价，买了房涨价。那现在说限房价也好啊，什么这到底是真的假的？我就觉得喊了十年了，房价要限制，又出了很多政策啊，又不能，怎么这还在涨？有人就像您的那观点说，说是政府最大的利益者，他怎么能限制？限制不就毁毁了吗？是是是。但是他他是不是这样啊？一手在限制，一手又怕泡沫崩盘。哎，对，是是是，是吧？你说的对。 就是限制的目的是安慰弱势群体，怕社会动乱，但是不让房价跌，这是牵涉我们国民经济的核心产业。那么房价要是巨跌的话，我们的手势是不是应该这样？就是一个是获利，嗯，一个是又得限制，哎，就这样，对，就拧吧，就是。但获利的手是要大得多，哦，限制是策略性的。 获利是战略性，是这样。的对对对， <laughs> 哎，这这这，所以掌控一个国家容易吗？ <laughs> 不累啊。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而像我李哥这个哈，我也知道，现在现在在北京有挺多人这样的，就是说不让你这个房地产商弄我的钱，自己建房，甚至文道这边还说嘛，在香港都可以，就是说你弄块地，然后自己想办法，这个当然手续比较复杂，自己建房。但是我说您那房。 产权呢是怎么回事？他租地要产权干嘛？你那算不算小？你算十三陵那个？不产现现在咱们买的房是五十年产权也好，七十年产权也好，他租三十年嘛，这辈子不不道理是，要么是说我租五十年啊，道理不一样吗？对阿阿成跟我讲的。你买的这个产权，五十年以后到底怎么着？现在咱们知道吗？那怎怎么办呢？所以你自个儿盖的到底五年以后这产权是怎怎怎么我问你，你十三陵你自个儿盖的房子有多大？ 呃，几百平方了，两千吧，两千平米。完，是你自己设计、自己施工、自己盖的，对？那造价能透露吗？造价能，哎，你还别说，还真是比他们的贵。为什么呢？房地产。为什么呢？啊，首先我都第一是环保，第二我用的是老木材，哦，和老瓷砖，收藏家。 嗯，比如说上海呀、租界呀，还天津一些租界的老瓷砖啊，所以我那造价并并不便宜。但是它它起码实打实的是我在用。将来在搞革命啊，我们最多小业主，你可是地大地主。呃，哎，你等着吧，刘文彩纪念馆就往你那边盖了。我跟你说，你就是您的意思，还会有第四次分福财？我当然会有。这个人的命啊，这栏目会不会要掐了？ <laughs> 不会，人的这个宿命啊。我先不想那个，就是我先。 高兴一天我就过一天，哎，真跑不了的。你看你们家，他们家当年就是被剥夺了，你知道吗？被被被平均分配贫穷他们家那个四合院，原来在北京，在在哪沙滩还是？对，现在还在，现在。这是人还在，变心不死，变成了大杂院是吧？ <laughs> 当年就被分了家产，现在你看地主还是地主，对，地主复辟了，真的努力了几十年哈。对，用。 成为十三陵的地主，又积累了一些财富，辛辛苦苦几十年，一觉回到解放前。对我原来在这个《就孙定制》里边词儿有啊啊，辛辛苦苦几十年，一宿又回到了解放前。哎，这不就说的是你吗？要不是你演的真的，你有体会。 <laughs> 他那个后面那个干做地主那个我没有，但他前面对于房产那个想法啊，跟我在香港是一模一样。 怎么说？就是就是他刚才的想法，你这一堆垃圾啊，这一个水泥盒子啊，他凭什么值那么多钱啊？你们为什么要忽悠，把我让我的全部的财产，我的青春都献给这么一个水泥盒子？你这很荒唐！我要它干什么？我在香港多少年就是像他这样的想法，可是我现在被改造成相信他那个这个垃圾的苦啊！现在我都相信说这是往你口袋塞钱哎，我我还跟你说，我你知道，我今年春节我在香港看房子，我赚了一笔钱。 这个，这这个太神了！我看，我看房子，你就知道，就香港的那个住房中介啊，他这个我觉得有有绝活就比如说啊，他说你要买他的房子，他关键问题他说啊，你得你你敢不敢开一个定金的支票？他说你要便宜的价钱，我能给你砍得下来。他给你讲这个道理，他说我跟你说，人看见现金，但这个容易怂，就就是说就是容易让步。 说你要不真下决心买啊，我很难有把握给你谈下这么便宜的价钱。你要真能给我一支票，现金支票拿着，手到擒来。你知道他能说到什么？这家人呐，就给他说晕了，当场就签合约卖了房子，卖了，卖了之后第二天就后悔了，说想了一晚上，说卖的太便宜了，给这房地产商中介忽悠的。但是按照合约呢，如果他反悔。 他要不但要退回我那个定金，而且他要按我定金那个数原样赔给我，这才能撕毁合约。所以他便宜到什么程度？那家人宁愿赔了我，他都不想再卖了。你这，所以那中介说，哎，窦先生，等于春节您就得一红包，我给您谈下笔钱来。啊，他们很大一位数，他们把所有的这个经营手段其实都用上了，这就跟文物一样。你比如说，你有这么一个瓶子。 人家跟你这说五十万不卖，八十万不卖，一百万不卖，一百二十万你也不卖，你你别信那个，一百万现金往那一堆，对，瓶子你拿走了，没错，但就人不知道为什么，当看到真看到现钱的现钱的时候，这事儿很大的压力，但是说到底，巨大的危险性是现在整个中国这么大的地方，在复制香港这么一个小地方的成功经验。 就是把房子不仅作为居住，而且作为商品、金融、投资产品，作为 GDP 的一个主要的动力。这个情况在别的地方，在美国、在欧洲都是没有的。在德国，他们有很多的方法去限制，他们的房子基本上还是居住地方。所以，中国将来要为目前得到的是好处，就政府也拿到好处，买房子的人没拿到好处，但是买了的人拿到好处。到目前为止。 但是这个好处能持续发展了，是吧？现在闲置房太多了，而且它没有那么大的还包含了一个巨大的社会危机。我碰到一个学者，他跟我讲的什么话？他说现在实际上的房子数量已经非常大了。如果把现有的房子平均分给所有要房子的人，嗯，大家可以住得很好了。那我说，您这话什么意思啊？ 又要分分了， <laughs> 您这话什么意思？这是一个左派学者跟我讲，他说就是说，比方说上海所有的房子的总数，给所有的人口，每个人都有几十平米。哎，您这话什么意思？那国家给政策呗，就干脆就是土地革命，哎，第三次就该第几次了？而且不用那样，就是说每人都可以有三十平米的。 对，居住权，而且配几只，这要跟共产主义实现了，就不卖而且这要跟投票要联系起来的话，这会得到大多数投票人的赞成。那当然，对不对？当然了，因为没房子的人数还是超过有房子的，人所以哎，在中国真的共产主义啊是个民主的理想，在中国要是跟真搞民主。 那就是共产主义，就是全民投票。我我要共产主义啊！我们现在也是民主，谁不希望共产？我们现在也是民主。对，我们现在是民主集中制。您说的意思是一人一票。一人一票肯定大多数人。一人一票的话，第一件事情收复台湾，不不是第二，房子平分，不，仅不仅共产，还有共共共妻，对吗？ <laughs> 那你好多人一百多个的，那家伙人民群众太支持了， <laughs> 对吧？你这家伙。 肯定共产主义就实现了，绝对人中国人民。你说是共妻主义吧？共不是共产共妻啊？ <laughs> 当然了，共产主义就包括共妻啊！你你你学的不够吧？对对，婚姻是私有制的副产，够的。马克思说了共妻。接下来为您播出《文明启示录》。 <laughs> 马马尔克斯，马尔克斯说的， <laughs> 马尔克斯都是战马。